《锵锵三人行》，我是梁文道，还有徐子东，还有朱又廷。 那为什么今天我会在这儿坐着呢？ <laughs> 其实我是来打酱油路过的， <laughs> 一不小心给逮起来。我看今天窦文涛要是不在，我们平常积压了那么多年的不满呢，不高兴啊啊，只能。 <laughs>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批评窦文涛的，不是。是批判，揭发他，对，然后他就明白为什么他不来了。不，就是这样。先跟呃观众们说一下，这个窦文涛呢，他这个平常太劳累了，现在也得休息一下。那以前他休息呢，总是先预定一大堆罐头嘛，对不对？那现 在呢，觉得呢休息就休息，好好的舒服一下。那么，所以呢，就我先来代班。 呃，小弟呢做的不好，不是窦文涛啊，大家多多包涵啊。还好有这个又晴美女跟咱子东老师在这顶着。 <laughs> 他一听说他为了准备讲谢霆锋、张柏芝，太紧张， <laughs> 他就不行了， <laughs> 就不行。他他是这样，他好像上礼拜原来就找你要做这个，本来就是要做这个题目，临时也是跟我讲说他得休息一下，要休息了，身体不是很舒服。然后呢，今天哎怎么又？对他他是一想到，哎呦，今天得讲这个张柏芝、谢霆锋，就兴奋了。 那个 <laughs> 是吧？所以他担心对方的这个 <laughs> 呃婚姻状况，太忧虑，就觉得好像你觉得他们两个好像是他儿子女儿还是什么似的，是吧？ <laughs> 然后特别忧心忡忡啊。那么结果后来呢，就觉得到最后一刻还是觉得没法做，那么就我来了。那还好我对这事儿不太关心，我们今天就别讲这事儿。我们今天先来讲什么呢？讲个正经事儿。就昨天不是高考第一天嘛？是高考第一天已经考。哎，其实我搞不清大陆这高考是考几天啊？ 好像考两到三天，我就问了同事，就是基本两天，好像有些地方考到三天，就是看地域行不通哦，是吗？每个地方还不一样。对对对对对。它是因为说每个地方考的科目数目都不一样吗？对，好像不是统一考卷嘛，所以每个地方有些这个一天考两科到三科就不一定的。嗯。说到这个高考啊，我们知道就是每年到了高考季节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很紧张，那个父母亲啊，那么不睡觉，孩子也也不睡觉，就不在话下。先给大家看看照片，就是。 我们知道，有时候以前常常看到，哎，导演给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呢？这原来我们以前看好莱坞电影，美国那学校毕业的时候，学生不是扔那个帽子嘛，对不对？这是干嘛呢？这是咱中国的习惯。 <laughs> 这有很多学校呢，就是到了高考的时候，同学们呢就在楼上把过去这么多年读的那些课本啊、笔记啊什么。 一一下子全把他扔到楼下来了，你看看啊，这也是解放了，这也是解放了。好，我们看到有人解放了，另一边还有一个哥们，这哥们挺厉害的，这是我们看这谁？这是成都的一个生意人，叫做梁石，他在烧香，他这是干嘛要烧香呢？这是因为他也要去考高考了，他考十五次了耶！哎，对，所以人家说他是高考最牛钉子户。 就赖着不走了，就得考。有人说他是现代范进，他说我像是一个干的柴火，但怎么样那个水都无法烧开。没错，他考了十五回了， <laughs> 这现在是第十回，前十四回是考不上。考不上。对，那一个人考比起蒲松龄差远了，蒲松龄考到七十来岁了。哦，那倒是。但以前考科举那个难度高，我觉得现在这个其实你很容易考的，考的，考乏了。我觉得他大概有点考成习惯了，就觉得不考不行。你知道我们我我以前在香港。 我我高中在香港念嘛，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同学也有这个习惯，就是考试的时候呢，总得呢去去去去去去烧香怎么样？然后考不取，别说都很大了。我记得后来我三十多岁，我们我还有一些当年中学的同学还在每年去考那个会考。嗯，他每年考，我们问他干嘛要要这么考呢？是，他说是要锻炼一下自己。嗯，我我介绍他们去一个地方，呃，曲阜啊。 那个那个里边孔 <laughs> 孔庙里边啊，孔庙里边，他不是说都是历代的那些呃掌权者修的吗？是。但是他们说有一个院子呢，是真的当初是孔子在那里的住过的地方。哦。然后呢，我就拼命找，结果找到了，找到了那个地方，他们没没好好布置，弄到一个照相馆，但是旁边就有人高考辅导，就在这里面。 就在这里面， <laughs> 哎，就是这个，你看这个风水宝地嘛， <laughs> 然后就在那边帮人家算，碰到我也说啊，你你还要考吗？ <laughs> 哎，说起这个孔庙，我想起来，你又你记不记得以前台湾？我记得我我二十多年前还在台湾的时候，他们有个习惯，就台湾的孔庙啊，台北孔庙，嗯，它地上啊很奇怪，长一种植物。 像毛一样，嗯，那个毛像那种人体上特别不雅的部位的那种毛，长得特奇怪啊。是。那很多家长就去那呢，跪在这个孔庙的地上，那个砖缝里头拔那个毛出来。然后拔了毛回去干嘛呢？就把它别在这个学孩子们的这个笔啊。 的笔尖上头，嗯，说这叫什么孔子毛？还是什么？我忘了是什么。有这个毛在笔上，考试考到你没听过？我没有听过，难怪我大学没有考到第一志愿，是我没考进台大。你不用孔子毛，就我们这种才叫孔子毛。真的？ <laughs> 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孔子毛，我觉得那玩意儿像孔子毛，不，但是我也没见过孔子毛。但管他，反正就说他是孔子毛。徐 <laughs> 老师是考过高考的，是吧？哦，我考了好几次，我。 我的母校是华东师大，是啊，我一共考过三次。哦，我考过三次，我比那个稍微差一点。不过我那个三次如果加起来的时间哈，也不比他差。我第一次是呃呃在农村推荐上去考，考的还不错。那个时候是文革结束，文革期间，哦，文革期间恢复高考啊，恢复高考去考了。那个语文呢是我的擅长，啊，我从小喜欢语文。是数学我全部自学的。 啊，我全部自学，我所以那个 s i n cosine，我会做，但我不会读，我不知道这个音是这样读的，要读吗？不要读啊！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是纯粹只会写 s i n，结果我考的不错，但是后来被一个人搅和了，叫张铁生，听过没有？当然啊，怎么了？他他就是我们那次考完了以后呢，他就写了封信，他就说。 交了个白卷嘛，很有名的嘛，张铁生嘛，他就是说怎么哎，因因为他的这封信，那一年的高考的成绩全部作废。哦，因为所有的人都考过了，那么考试成绩一作废以后，那怎么录取他还是学校录取？这叫工农兵学员嘛。对，那个时候就是看你家里有多少党员啦，然后开你的后门呐，看这是一条分水岭。要是七十年代中期进了大学的话。 就叫工农兵学员，嗯，凡工农兵学员后来成名的哈，嗯，对文革感情都比较好，比方作家里边有张承志、梁晓声，是有很多，包括现在很多领导，他们都在文革后期进入了上层建筑，而始终被拒于门外，一直到七七年。 邓小平的时候才恢复进去的那些人呢，对文革就比较绝情。就你，比方说知青的里边，史铁生啦、陈春啦，他们写出来的文革故事跟知青故事很不一样。因为那个后期文革后期进入大学的那工农兵大学生，当时是觉得有一种怎么样，还是有一种特权。这是我第一次考，而那个时候我考的叫上海师范大学，那个时候。 嗯，华东师大、上海师大教院五个大学合在一起，我报的是生物系，可惜损失了一个生物学家。这是这是第一次，所以你看你那时候多好，你那时候就是我们国家是标榜这个特立独行、有个性的那种人啊，就是一个人交白卷就把你们全给废了。今天呢， <laughs> 一个老师要是交白卷，他就把自个儿废了。 <laughs> 那个时候被废的哎，那就是整个一个一个大风潮啊！你们那时候愤怒吗？ 我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哪哪里敢分？ <laughs> 哎呀，怎么？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心里 <laughs> 心里就在心里心里就在想，早知道就不用考了， <laughs> 早知道不用写那么认真，早知道就不用考了嘛，对不对？那第二次是什么呢？后来文革结束以后，我就读了一个叫七二一大学。嗯，其实七二一是毛泽东有一个指示，这句指示是这样说的：，嗯，我看大学还是要办的。 我看大学还是要办的，是是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那这这就是“七二一”的指示，这是哪一年我忘了。那么，因为他这句话，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批大学，叫“七二一大学”。我在钢铁厂，我这个全写信最近的我的自己的故事里。然后呢，就举荐让我去读了，没多久呢，邓小平恢复高考了。 我这个中文梦不不醒啊！我就自己又去报名参加高考。我那个时候考得很好。呃呃，我报的是复旦的中文系、新闻系，华东师大的中文系。我到现在还记得我那个考试，考场在湖宁路桥下面的一个中学里，周围喧喧嚷嚷，很多人在吵。可是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告诉你们，一点都不紧张，心里充满了幸福。哎呦！ 就觉得我终于要念到语文，终于这一天 <clears throat> 有这个社会，所以今天呃不是接纳我了，我也不知道考的怎么样，但是终于有一天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能够进入一个选拔系统，而不是因为你的父亲母亲，因为你的关系。对，所以后来多少年我在大学工作那么多年，我知道高考的人每次大家都怨呐恨呐，大学的制度有各种各样的弊病呢。 我总是回想那一瞬间我的感觉。After all，有考总比没考。当然，当然。对，现在高考在内地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给学生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可以靠着这样一个呃相对公平的制度，然后让我的人生有所不同。其实其实还算是比较公平，但当然今天。 我们知道，在中国就是你你有很多的东西就已经要讲家庭啊，就好像感觉刚刚你说那时候要讲家庭，现在好像有点倒回去那种感觉。那还不至于，还反正有高考嘛，他们说没高考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所以我觉得还是毛主席牛，我很喜欢毛主席说话的风格。下个什么大学还是要办的，我看大学今天哪个领导这么牛？我看子东还是得让他上大学的。好，强强三十热线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接着见。 所以你看，又听啊，这个那时候，子东老师他们多不容易啊，对不对？这个人家是想考。 还没得考，考了一年又作废了，而且很想考，自己本身还特别想去考。对啊，人家是想考试没得考。你看今天的这孩子啊，哎，主要还是一个，要是你不没有一个靠自己能力的一个检验，因为其实中国这个传统，你想，中国的科举制度相对是公平。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说中国的科举制度怎么八股怎么害人。 其实它是世界人类文明的奇迹之一，真的是是是中国多少年，它是世界上很少的一种专制制度，可以从平民当中选拔官员，而不是靠一代一代传下去。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考试，那有权贵的人怎么上来？还不是靠你老爸的，我的爸，我爸是什么什么？ 对不对？还有有钱的人是怎么？对吧？你想，历代从很早的时候，从汉代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打天下的英雄，他们的子女都要做，是用什么方法来制约？就是就是科举制度。所以那个时候，汉朝其实就已经开始，那时候当然还不叫科举，但已经有开这种考试。开始武士比较多，还是武的比较多。对啊。所以所以你看，以前呢，就包括像后来德国大社会家韦伯，不是老拿中国当例子，说是世界上的文官体系。对。 的一个一个典范，那其实后来英国啊，什么考公务员、香港现在考 A O 都是学这个，的，吧？因为因为以前欧洲国家都是靠贵族，对，就治理国家靠贵族，那只有中国是太先进了。那么，所以你们那时候考高考，我我听你说，你们那时候听到了毛主席下了指示，还特高兴。哦，对对对对，那因为因为他这个一般，他那个时候一个最新指示下的，就是晚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就是那个开始是东方红，最后是国际歌。 那那个节目，然后来人家仔细想想，这两个歌有点有点矛盾啊。对，今天，但但是今天新闻都该这么？哎，但是呢，他的第一条一播完，如果是最新指示，后面人家就不听了，全部要上街了。我们都上街游行的，那这时候几万人的一起游行。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游行的场面是很壮观的，就是因为有人领的，喊口号，上海哪全国都是。比方说，一个人就领了。 我看大学还是要发那两个， <laughs> 几万的人，好难呀！我看大学，你要那个口音，要跟毛主席口音 <laughs> 那不能不能学口音，口音不能学，你看，你看，哎，口音你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不严肃，哎，你你那个时候学口音你不严肃，外你你哪能学得到准呢？ 对不对？那什么意思？这个这个什么？所以就是哪里你自己的朴素，带着你朴素的阶级感情，你很崇敬的，你就喊：我看大学还是要办的。那下面几万的人，我看大学还是要办。 <laughs> 还有一次，我觉得比较更精彩的是，毛主席有条最新指示，叫一个人有动脉静脉。 他讲， <laughs> 讲的那是真理。这个只是是要 <laughs> 他这句话后面讲到就是大话类的干部就是换血嘛，就是要提拔新办。但这个第一句就是我这个印象最深，就一个一个人，大家好，一个人有动脉，有动脉有筋吗？ <laughs> 分开几句这样比较读的比较好。这个那是一个这个壮观，像你这种。 左派，左派，你没生活在那个时代，太真实了，生不逢时。我我打算过几天我就，他他我我听说他年你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因藏毛泽东选集而被被，对对对对对，我是被教官揪出来，因为藏毛选嘛，对不对？所以，我我过几天我就去重庆搬去重庆住了，我不跟你们这些。你们考试好有这个历史背景，这样想想我都不知道怎么讲我的考试。你讲讲你哎，我们他好学校，他是北医女的，没有没有北医。女。你先介绍一下北医女吧，你这个北医女就是校花 <laughs> 啊，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北影就是台湾就是第一女子台北第一女子高级中学嘛，就是我们从国中教考第一次考试，我们都叫联考，然后呢就先做了一次筛选，然后进入一个所谓的第一、第二志愿，然后再从这个北影里面再考大学。那我的整个学校里面，我我称为都是鬼，就是充满着各式各样聪明的女孩。然后，是全台湾最好的中学。 对，女中就是他们，男中就是建建国中学。建是，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在那个北语的环境里面，其实我到了高中要考考。当你要考试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已经多了一条申请入学，所以我基本上公呃班上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女孩不是什么全台北市什么呃象棋冠军、演讲比赛各式各样冠军，他们就直接进，早就已经进去，或者是资优生啊，或者是特别的。那你那时候是什么冠军？我就是没有，所以我才要联考。最佳主对最佳主持人没有，就已经被。 淘汰到最后只剩下联考， <laughs> 你知道吗？ <laughs> 然后一试定终身，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压力很。考试是弱势群体的一个出路。对对。有钱势的人是可以不必考试的。有没有或者特别优秀的人，他们早就申请。然后那时候我们如果要考试的话呢，你就有三个途径。在学校，因为北英女本身读书气氛已经太浓厚了，你身旁的同学都非常的自律，所以你在学校可以自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会有人去这个 K 书中心。K 书中心你听过吗？你知道 K 书中。 东西吗？它是一个个就是有甲板，你的位置大有像学校课桌椅这么大，旁边是高高的甲板，然后你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付钱给那个单位，然后就像住爱情酒店一样。 <laughs> <laughs> 但是呢，去去租来的对终点的酒店，但他的酒店不是用来不是用来休息啊什么的，是来念书的，是来念书的。然后就只有一个灯这样，那就是租个，其实因为家里没地方租个位置，对，就租个桌椅。所谓安静点，就是一个付费的图书馆，我认为。然后因为旁边人都在念书，你就逼你自己念书了。然后第三个就是现在台呃有补习班叫冲刺班，因为我们离联考七月一号，台湾是七月一号、二号、三号会考试。然后呢，你六五月毕业到六月呃呃七月底有。 呃，七月初有一个月的时间你要念书，所以这一月的冲刺班，我弟弟就去唱过这个班。这个班特有趣，每天早上你八点前就要到到这个班，如果你迟到两次以上，他不退费。 就把你驱逐这个班出去，就是会很严格的是有校规的。然后呢，到了学校第一件事情，这个领那个，哎，我们也有，起初我们也有喊口号，也喊口号，对，老师也站在台上说，我一定考得上建，呃，我一定考得上台大，然后所有的同学就跟着喊，我而且要手势啊，我一定考得上台大， <laughs> 就是这样，富士康就这么来，对，喊三次，然后呢，大家还要做早操。 让大家醒醒，有早操，在一到两分钟那种热身操，他会放音乐，让大家醒脑以后，好开始上课。你北英女用不着去这玩意儿吧？ <laughs> 但是哦，北英女是比较没有，但是我弟弟是念台湾第二志愿的中学师大附中，师大他还是去了。但我总觉得在他这一家都是好学校，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他还要跟我们讲一下，他们那时候主要去这种 k 书中心，不是干别的，什么念书，基本上就靠嘴靠门嘛。对，我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见。 不知道大陆现在有没有这个，但是以前比如说我在台湾念过书，在香港念过书，我发现，在这两个地方呢，每次到了那种大型考试的季节，比如说台湾的大学联考，嗯，香港的这个大学的这个会考啊，这种考试的时候，高级会考的时候，总会呢就出现一个情况，就街上那些穿校服或不穿校服，你知道他是要考试那些男男女女，在图书馆呢，台湾的什么 K 书中心，像校园里头混，那基本上都不是来念书的。 基本上是来谈恋爱的， <laughs> 或者等着谈恋爱的。那时候，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高考爱情嘛。你们那也是这么搞是台学生的革命情感， <laughs> 是吗？我跟一个男孩子说好要考上呃第一志愿，这是互相砥砺的革命情感。你不是北医女女校吗？你哪来的跟 <laughs> 男孩子说好啊？就是因为女校，你知道，三年下来你。 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女孩子在一起，我们学校连男老师积压的那个内分 <laughs> 内分泌明亮能量，亲的女。孩。我们看，我说还刚才说 <laughs> 朱天心的时候，哎，这学姐说么时候？朱天文就她学姐，对对对，学姐都已经跟建中男孩子哦，都还是有牵手看电影的时候。那那那两个学校，台湾最好的这两家学校是很近的，走路十五分钟。男校呢是早放学十分钟。 所以一放学就都到他们那儿。嗯，一个女孩有没有行情，走出校园就知道有多少男孩子在外面等。 <laughs>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比考一百分。 考第一志愿好像更重要的事。对对对，你说你继续说，我很有兴趣听那个 <laughs> 那个然后那个男孩子。你想想看，我们在单性的就一个性别的学校待那么久，你只有走出校园，然后呢才是解放。而且以前我们在倒也没有同性恋，哦，那倒还好。然后你才是解放，而且家长管的特别严，你也不可能说像现在年轻还可以唱 KTV，什么没有，我们那时候没有。所以呢，唯一一个。 合理的理由就是去补习班，去 K 书中心，然后可以看到所谓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性别，你知道？就在 <laughs> K 书中心，怪不得怪不得我有我有一次去台北，我在那个火车站对面这个市中心那个地方，叫补习机，晚上都是学生啊，我我这一路在那里感慨，这个学习气氛真好， <laughs> <laughs> 背背后都有内分泌的功能。他这个台湾是这么搞，但是怎么我们大陆不需要？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外隔空外援？有外援，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异性吸引力了。这个照片里面的呢，就是风靡我们万千中国男子的苍井空。 <laughs> 他的身板字显得挺好的。对，苍井空呢，特别给我们的高考的同学们打气。 高考加油吧！于是同学们都很兴奋。好，那么 <laughs> 还有人，我看网友还回帖说，为了这几个字，早知道再考一次有没有？今年有苍井空加持。这几个字再考那不值得，除非你说苍井空还有什么给你，对不对？ <laughs> 那就没意思嘛，是吧？所以，所以你看，其实很多考试这个东西啊，我们过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是有时候把它看得太扁，就总把考试当成就是什么压力很大，什么。其实它很多东西，你回想起来，前考试那个阶段。 还是有些很好玩的事儿，而且那个时候中国从古以来皇帝最听从的。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